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六十三集。圆台本来就是空间阵法，再战一个人后并不嫌挤。洛涵身后有凌清霄顿时信心暴增，利落地启动了阵法。 阵法内景象一瞬间变化，巧的是，正好是刚才素隐月那个地图。此刻训练室里安安静静的，除了少数几个正在考核无法终止的人，其他人都停下来，默默围观林清霄和洛寒这处阵法台。就连门口也围了好些看热闹的人。场景变换的刹那，洛寒感觉到脚边不对劲儿，立即遵循本能越感。 几乎是他离开原地的那一瞬间，一截藤蔓从地里钻出来，将洛寒刚才落脚的地方牢牢缠住。林青霄拔剑横扫，周围的藤蔓齐齐被剑气削断，地上终于能安静片刻。林青霄说：“他活动在地下，怕火，调动火灵力围在身边。”好。洛涵手指结了加印，接连变换。 火灵气如被牵引般围到洛寒身边，洛寒控制灵力结成薄薄一张膜覆盖在自己脚边，这样就不必担心地里突然窜出来什么东西缠住他了。邹继白看到这一幕，眼睛逐渐瞪大，他以为洛寒也学得不好，所以一直把洛寒当真朋友。可是现在，洛寒能把五行灵气提纯不说。 还能控制着火灵气凝聚成一层薄膜，这样精准的控制能力，是一个学渣该有的实力。邹继白默默捂住胸口，原来只有他说了真话。洛涵天天嚷嚷着自己很废，什么都不会，邹继白就真的相信了。可是等考试结果一出来，只有他一个人又渣又废。洛涵他骗人，他根本不是学渣。 此时此刻，洛寒并不知道他和邹继白的学渣同盟已经破裂了。他很用心地控制着脚下的灵力，根本无暇注意其他。他记得这个地图有一条巨蟒，如今安静，只能说明巨蟒在观察猎物。忽然，旁边的草丛晃了晃，仿佛是风吹过。 林青霄在瞬间拔剑，清正凌厉的剑光如旋风般朝风吹来的方向击去。几道剑光全部打到了实处，巨蟒被打痛了，眼睛变成树桶慢悠悠地从半人高的草丛中钻出来。洛寒看到那只巨蟒的时候，呼吸一滞，看别人打巨蟒和自己亲自面对，这其中的差距实在太大了。 林青霄也严肃了神色，对洛寒说：“靠后，小心。”洛寒点头，拼命往后躲。等洛寒离开攻击范围后，林青霄立即腾空而起，朝巨蟒命门袭去。巨蟒身上的鳞片密密麻麻，刀枪不入。最麻烦的是，它身周缭绕着毒物根本没法接近。而剑本来就要近战才能发挥出最大攻击力。 外面的人看到，一起倒抽了一口气。平心而论，迄今为止，林青霄表现出来的反应速度，以及洛寒对灵力的控制，都已经十分优秀。围观的人自认换成自己，也不能做得比他们更好。然而，再优秀也得承认，这一次林青霄确实遇到了克星。众人都觉得他想击败巨蟒是不可能的。 只能想办法熬过这个地图的时限，等待巨蟒被阵法抽走。洛寒看着林清霄逼近巨蟒，心脏都快要骤停了。女生大概本能讨厌那种软软的、黏黏的、没有脚的软体动物，蛇更是可以排列到前三。洛寒看到蛇就窒息了，现在鸡皮疙瘩都快出来了。他十分担心林清霄 洛寒忽然灵机一动，想到现代社会的蛇是冷血动物，那仙侠世界的蛇按道理也是一样吧。洛寒试探的调来水灵气，让这些水灵气将巨蟒包裹起来，然后小心的控制着温度下降，水灵气渐渐凝结成冰晶。林清霄感觉到身边灵力的变化，挥剑将身边的毒物斩破，头也不回的对洛寒说。 用降雪术，雪可以净化它的毒物。洛寒了悟，明白这条蛇对于林青霄来说不是问题，唯独毒杖束手束脚。洛寒迅速换成降雪术的口诀，手印变换，巨蟒上方凝聚出一团云雾，随后大团大团的雪花落下。巨蟒虽然修炼成妖兽，已经不惧寒暑，但身上多少都有蛇类的通性。 比如讨厌寒冷，天冷了会冬眠。他的头顶开始下雪后，巨蟒明知道这是修饰的陷阱，身体也不可避免的变得僵硬，动作越来越慢。而林清霄却相反，他自身就是冰属性，寒冷对他毫无作用。最重要的是，巨蟒身边的毒物被雪花压下，林清霄不必小心毒气，可以放开手脚攻击。 效率立刻高了许多。邹继白目瞪口呆地看着洛寒熟人地控制冰与火两种截然相反的灵系，而林清霄每一剑打在巨蟒身上，巨蟒的鳞片就要碎几块。邹继白默默抚上自己的手臂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共情的对象是巨蟒，他仿佛也在痛。 阵法中每个地图存在的时间并不长，然而就是这短短的间隙里，巨蟒轰然一声倒下，被林清霄打死了。巨蟒死后，更新地图的时间竟然还没到。林清霄轻巧地落在地上，无事可干，顺手解剖了巨蟒的鳞甲。洛寒拒绝看死蛇，远远捂着眼睛帮他烧火，一起毁尸灭迹。 他剖到一半，周边景象才开始变换。外面围观的人都看傻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地图和素隐月刚才遇到的那个是同一个吗？为什么这条巨蟒看起来很好杀的样子呀？训练室中陷入诡异的安静，连林重玉和素隐月都顾不得架子，惊愕地看着另一边的景象。此时门口围的人越来越多。 很多人干脆站到里面来看。林清霄和洛寒刷出来的第二个地图是水怪，洛寒照样先跑五分钟，然后隔着大半个地图远程辅助。水系是林清霄擅长的法术，他一剑挥过去，整片湖面都结冰了。水怪被连砍了好几剑，他意识到自己打不过，立刻展开天赋神通逃跑。水怪噗的喷出一股墨雾。 他的身形凭空消失在墨汁中，下一秒，水怪出现在另一处水域上，正要一个猛子扎到水里，忽然被一个风网兜住，而他身后，林青霄不紧不慢的赶来，一剑了结了他。外面的弟子不忍直视的捂住眼，又要开始了，他们又要开始解剖了，这只是个阵法，要不要这么较真呢？他们连幻化出来的妖兽也不放过吗？ 旁边的人疑惑：“为什么我觉得组团刷地图要比个人简单一点？他们真的好轻松啊！阵法时间都没过去，妖兽就被砍死了。”兄弟，醒醒，这是你的错觉。旁边的人毫不留情的戳破他的幻想。首先，你需要一个能同时操控冰火灵气，能瞬间判断出水怪逃遁位置，并且能用蜂网兜那么大吨位水怪的队友。其次。 你需要能有一剑把蟒王护心鳞片震碎的攻击力。现在你还觉得简单吗？叨扰了。洛寒不是很喜欢鲨鱼，于是依然站在岸边，等着林青霄剖水怪的内丹出来。纤薄细长的九霄剑在林青霄手中灵活的不像话。很快，一颗莹润的内丹就出现在林青霄的剑尖林青霄用剑把内丹挑起来，掷给洛寒。 内丹飞到一半的时候，水面逐渐消失，水怪的尸体和内丹都消失了。洛寒叹口气：“知道是假的，但是好歹让我把内丹接住再换地图可以吗？”林清霄落回洛寒身边。这个地图是全新的。天色晦暗，阴云密布，目之所及都是蒙蒙水泽。他们两人站了一会儿。 并没有等来任何攻击。洛寒奇怪地咦了一声：“嗯，怎么还没东西出来？难道这是一个简单的新手地图？”注意！林清宵却相反，他渐渐紧绷起来，状态和前两个场景截然相反。小心，这里有一个巨型妖兽，妖兽领域意识都很强，安静并不代表安全，相反，这意味着这里的妖兽极其强大。 以至于没有其他生灵敢进入他的领地。洛寒和林青霄暗暗警惕着，外面的人等了一会儿，不见妖兽出来，忍不住交头接耳：“就这？这个地图也太简单了吧！”苏隐月也有些失望。这时候，他的倒计时快结束了，他只能不情不愿的站起身，全副武装，紧张的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阵法。 就在素隐月倒计时结束的时候，背后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叫。素隐月被这么大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他正要回头看，面前已经袭来一只巨鸟。素隐月没法回头，只能且战且退，努力压制这只鸟兽。鸟族的战斗力都不高，他们最大的优势是能飞，而素隐月是应龙，正好能克制妖兽鸟。 这实在是一个很适合苏隐月的地图。苏隐月专心于眼前的攻击，以至于他错过了身后的动静。他自然更不知道，刚才训练室的人控制不住惊叫，是因为看到了吞元兽。他们此行的目标，能吞噬一切法术的上古凶兽——吞元兽。洛寒看到吞元兽突然出现的时候，他都惊了。 这确定是自然刷新出来的地图吗？这确定是假等难度吗？不可能啊！这毕竟是个单人阵法。洛寒是因为实在不敢单人扛妖兽，林清霄才陪着他一起来。如果按照正常发展，出现在这里的应当只有一人。若是单人遇上吞元兽，那还打什么打呀？能活着就已经万幸了。 林清霄刚才就觉得不对劲儿，等吞元兽突然出现，他竟然并不觉得意外。能让希尔米海如此安静的，唯有吞元兽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